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九十八集。洛寒和林青霄比魔族到达黑市早，他们不想表现的太明显，所以装作来买东西的样子，在各个摊子上边走边看。他们逛了两条道。 这时候，林青霄轻轻握了握洛寒手腕，示意他人来了。洛寒借着看东西的姿势瞥去一眼，果然，隔着货架，另一条路上走来八个披着黑斗篷的人，他们斗篷左下角绣着暗红色的火焰，腰带也是红纹样式。洛寒只扫了一眼就收回视线，装作毫不关心的样子。 雷巴一路走来都非常警惕，他鹰隼一样的眼睛从周围扫过，突然凝在不远处的一个背影上。对方身量很高，虽然用斗篷遮盖全身，但是能看出来身形修长，体态优美。那个人身前似乎还有一个人，看身高应该是女子。雷巴第一次来大明城，更是第一次来黑市。 按理，他在黑市中不会有认识的人，可是为什么他却觉得那个背影莫名眼熟呢？洛寒后背绷得很紧，悄悄给林青霄传话：“他是不是在看我们？”无妨，不用担心。林青霄牢牢将他护在身前，带着他自然而然走向一个摊子，看了一会儿后，出手将其中一样买下。 这个摊主的交易方法是以物易物，东西不限于妖界，只要有用就行。这对林青霄来说根本不是问题。雷巴表情阴鸷，一动不动盯了很久，这个背影给他难以言喻的熟悉感。可是对方被他盯着，没有丝毫慌乱，依然自在地逛摊子和摊主问价。这种表现，要么是真的不认识雷巴 要么就是胆量和心智极其强大。黑市不允许纠缠身份。雷巴看了一会儿，最终收回视线，照常带着下属往前走。洛寒和林青霄早就来黑市踩过点不说对黑市的地形了如指掌，但是基本的地形还是知道的。洛寒见雷巴终于走了，无声松了口气，悄悄问林青霄：“他们走了，我们要跟上吗？” 林青霄说的斩钉截铁：“他在故意钓鱼，不用动，继续看。”雷巴带着人在黑市中转了一圈，期间没有任何人靠近他们。那个被他怀疑的背影更是动都没动，依然走走停停，看样子在专心看东西。属下不解，询问道：“头儿，约定的时间要到了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雷巴脸上的刀疤动了动，沉沉说道。 没事，应该是我多虑了。这就走吧。等他们到时，约定好的地方已经有人等着了。另一伙一披着斗篷，他们右上角兜帽边缘绣有紫色莲花，腰带也是紫色，是红莲妖王的人无疑。两伙人见面后，没有贸然拿出东西，而是对了好几道暗语，确定身份无误后，才奔向主题。 雷巴从贴身衣袋中拿出一个储物袋，再一次用神识确认里面的诛仙石没有问题。洛寒看到后暗暗庆幸，幸好他们没有采取偷换雷巴储物袋的方案，要不然即便做得再滴水不漏，现在雷巴一检查，他们的努力也全泡汤了。雷巴实在是个很谨慎的人，要不是如此，也不会被雷烈王托付这么重要的任务。 雷巴确认储物袋没问题后，简单说了些什么，就伸手把储物袋递给对方。对面的妖族接过东西后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没有拿稳，竟然失手掉下去了。幸好在座都是修炼之人，还不等储袋落地，就被周围妖族接住。为首的妖族重新拿过储物袋，这次他不再大意，索性直接当着众人的面把储物袋。 放入自己头顶的尖角里。这个角是他们独角犀牛族与生俱来的储物空间，除了自己，没有任何人能打开。一旦独角犀牛被杀，角内空间就自然毁灭，不会给敌人留下任何东西。魔族看到妖族把储物袋放入独角空间中，纷纷舒了口气。独角犀牛的天赋空间绝对安全，里面的东西。 会完完整整交到红莲妖王手中，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意外，任务比想象中还要圆满，可以功成身退了。两拨人简单寒暄几句，就分道扬镳，各走各的路离开。而这时，两条路外的墙角处，林清霄拉着洛寒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走。”妖族领头独角犀牛突然手滑，并不是偶然，而是林清霄所为。 等储物袋从独角犀牛手中脱手，落到半空的时候，储物袋连着周围的空间就全部被挖走了，取而代之填充在那里的是另一个外表相同、里面却装着假诛仙石的储物袋。独角犀牛将储物袋收入自己的脚中，他藏起来的自然也是假的储物袋。魔族暂时没有起疑，林清霄见一击得手，立刻拉着洛寒离开。 此地不可久留，说不定什么时候魔族就会察觉到不对，他们不能待在黑市里了。叶子楠和邹继白守在另一条路上，紧张地攥着拳。忽然通讯令牌动了一下，他们连忙拿出来，发现上面是林青霄发来的消息：计划成功，立刻撤离。邹继白都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惊讶，这就成了。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叶子楠拍了邹继白一巴掌，压抑着兴奋说道：“走，收工了。”洛寒和林清霄从黑市出口离开，在暗巷中拐来拐去，很快汇入外面的主街。此刻天色已黑，外面的万妖节正办得热闹，街上有游行队伍跳舞，行人如织，路边堆着各种小摊几乎将主街堵得寸步难行。 今日万妖节，全民变装，晚上到处可见卖面具、配饰的摊子。有夜色掩护，洛寒都没看到林青霄如何出手，就见他从路边摊子上拿来两套衣服。摊主忙着招揽生意，喧喧嚷嚷，什么都听不到。无意间一回头，发现自己的货架上放着一颗黄妖珠。哎，摊主惊讶：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颗妖珠啊？ 是谁放的？此刻昏暗的巷子里，林青霄一路把洛寒拉到最里面，然后递给他一套衣服，换衣服。洛寒看看周围的环境，再看看那张脸，一边接东西一边说：“幸亏你长得好看，要不然就冲你刚才这句话，就该被姑娘状告轻薄了。”林青霄很是无奈，都懒得辩解，转身走到巷口说：“好了。” 不会有人的，你尽可安心。洛寒诡辩起来一套接着一套，很少有人能说得过洛寒。林清霄更是直接放弃。他站在巷口，自觉屏蔽五感和神识。他拿来的是斗篷和面具，可以直接套在衣服外面，并不需要解开衣服。但这无关露不露肤，女子换衣本身就是件非常隐秘的事情。他很自觉避开，更不会试图窥视。 洛寒把身上的黑斗篷收起来，在衣服外面套上妖族斗篷，又戴好耳朵、面罩等，感觉现在的他和黑市里已经完全变了个人。现在别说是雷巴等魔族，就算是他自己站在眼前，恐怕也不敢认。洛寒突然变了装，走路都有些不自在了。我好了。林青霄回头，瞳孔很明显的缩了一下。洛寒越发尴尬。 说：“妖族的审美本来就这样，再加上这是节日衣服，比较夸张。”洛寒头顶上戴着白色的猫耳，脸上戴着半张猫妖面具，只露出精致的下半张脸和一双眼睛。妖族自己出产的道具十分逼真，猫耳是毛茸茸的，还会一抽一抽的动。他脸上的面具工笔细腻，眼睛处勾勒的尤其妩媚。 眼角拉长上挑，配上洛寒自己的眼睛，似是天真又似是魅惑。他身上还披着斗篷，斗篷也仿造猫族，整个都是毛茸茸的。洛寒见林清霄久久不说话，都被看虚了。怎么啦？不好看吗？不是。林清霄撇过脸，轻轻咳了一声，只是没想到是这样的。 很可爱，林青霄话很少，更不会说漂亮话，但正是因此，他每次称赞都是稳准狠的直球，十分致命。洛寒听他说完，更不好意思了。洛寒本能转移话题，他想到林青霄拿了两身衣服，问：“你的呢？我记得你拿了两套，另一套是什么？”林青霄的表情不情愿起来，洛寒一看就知道有问题。 他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？立刻催促。哎呀，在一行爱一行，在外出任务就要敬业，不要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里来。快拿出来，让我看看。洛寒见他不动，干脆上手明抢。洛寒伸长胳膊去勾，林青霄手背在后面就是不肯给。洛寒抬头用力瞪了他一眼，突然袭击。林青霄本能后退一步。 洛寒收拾不及，直接朝前面扑去。林青霄怕他摔倒，立刻伸手接住他。洛寒左手被林青霄撑住，右手顺着力道按到林青霄身上。入手是光滑的布料，宛如流水，可衣料下的腰腹却硬邦邦的，肌肉纤长结实，核心力量很稳。洛寒尴尬的站直，不过别说，他的腰。 和洛涵想象中的一样，细而紧致，手感确实非常好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